我刚刚从欧洲回来，去了中国三个省份，然后又去了欧洲，在荷兰讲道，然后刚刚才回来。感谢主的保守，也感谢你们为我带到这次的工作，也特别的兴盛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不过呢，无论是在亚洲呢，或者在欧洲，弟兄姐妹们都有一样的感触，一样的迫切的心。 一样的启示，知道说耶稣将要回来了了，所以这次回来心里面更加的迫切，更加的期待耶稣的到来，知道说我们更要迫切的祷告，我们要行出他的旨意，阿门。在耶稣回来之前，要行出他的旨意，而且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符合他的美意，他的计划，阿门。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有特别的呼召和计划，所以我们要认识，所以我们要来认识神，我们要来认识他在世上所做的工作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符合他的心意。阿门！真的，因为在圣经里面，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真理，就是神在每一个世代都在引领着他的孩子们，在每一个世代有不一样的策略，神有不一样的计划和心意，对于他的孩子们。 在每一个世代有他的计划和旨意，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计划和旨意，我们会蒙查查，我们也会跟着世界一起惧怕啊！世界在惧怕当中，我们也在惧怕；世界进入混乱，我们也混乱。不过，如果当我们来认识这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知道他的心意、他的计划，也知道他在世上的运作，那我们才能够与他配搭，我们能够按照他的旨意来祷告。 来活出我们的生命，活出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呼召，阿门。是的，你的生命里面有呼召的。呃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他具体的计划和呼召。就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，我们才能够按照他的旨意来祷告，那才是美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来祷告，我们才能够体会到他的运作。我们来看这个经节，《约翰福音》的十六章。 二十四节说，向来你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这个是耶稣的话语。如今你们求，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所以神要我们能够来祷告，而且祷告能够得着。大家说祷告能够得着啊？神不只是要我们来祷告，祷告，神要我们祷告而能够得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祷告而能够得着，然后我们的的才可以满足，对吗？ 也跟着我说喜乐满足啊！喜乐满足是因为我们祷告而且得着，所以神要我们能够祈求，也能够得着，叫我们的喜乐是满足的。阿门，阿门。这是我们的天赋，告诉我们的话语。他说：“我有你祷告，而且我要你祷告的，你都得着。那你得着之后，你的喜乐才会满足。这个是神的心意。不过我们如果祷告没得着， 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神他是信实的，他所说的话语他必成就。你相信是话语他必成就吗？那如果他必成就的话，那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祷告好像我们所祈求的没有得着呢？没有得着，我们就没有喜乐了了， <laughs> 对不对？所以神也告诉我们，不只是说我们祷告而已，我们祷告也要知道他的旨意，明白吗？你如果祷告是超乎他的旨意的，不符合他的旨意的，当然我们得不着了。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《约翰的一书》的十四节啊，十四节说：“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怎么样，无不得着，无不得着。” 所以说，一一般我如果我们祷告祷告祷告，诶，为什么没有得着呢？诶，我们要寻求他的心意了，我们要寻求他的心意。可能我们祷告的不是符合他的旨意的。那一般基督徒祷告不符合他的旨意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运作，我们不认识他，不知道他的运作，我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，我们是按照我们小小的天空来祷告，好像井底蛙这样哦。 按照我们小小的天空来祷告，主啊，主啊，我要得着这个，我要拿到那个，我要领受到这个那个的。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我们没有这个宏观呢，知道说他在做什么。所以当我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我们祷告全好像开枪乱乱打，样，乒乓乒乓哈，在做兵的时候，我们说 king 啊，king 是那些怕叫的哈，那些开枪乱乱打的打不准的哈。我们祷告也是乱乱打乒乓乒乓。 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在做什么，所以真的很重要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无论你是活在哪个时代，神都有他的话语，神有他的旨意，神要告诉你如何，你当如何行，你当如何行。就好像那个律列上的十二章啊，告诉我们说。 以色列的支派当中有这支派以撒家，以撒家很特别，他们通达食物，而且他们知道以色列当如何行。就是这个支派有特别这个先知性的知识，哎，他们知道说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，神在什么运作着什么，而且他们知道当如何行。一样的，神要他的子民有这种知觉，有这种先知性的知觉，知道说神在做什么，而且我们当如何行。阿门。 我们神要你知道他在做什么，哎，而且世界的动荡是是往什么方向走，而且他要你知道你当如何行。所以说，在我们的人类的历史的每一个时代，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神对他的孩子们有一定的带领。 给予他的孩子们有启示、有亮光，知道该怎么走。就好像如果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啊，如果我们看耶利米书，耶利米书的时代是公元前六百多年呢，六百零六年。那个时候耶利米就发预言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感动他的心，告诉犹大，就是以色列民啊，告诉那当时的犹大说：你们将会被掳、被抓，哎，被巴比伦的这个王朝啊，他们会打进耶路撒冷。 把你们掳去了，而且会把你们掳到巴比伦去，而且会被掳七十年。这个是耶利米告诉他们的话语了。你如果你读耶利米书的话，神接着耶利米啊，不但给予他们这个劝言哦，给予他们这个启示，告诉他们说。 他们会被掳哦，神也安慰他们呢，说你们不要怕，你们到巴比伦哦，你们要安定下来，你们要娶妻，你们要结婚生儿子，你们会要为你的儿子找媳妇，为你的女儿找丈夫啊！神还安慰他们，告诉他们当如何行。 当他们被掳了之后，当如何行？而且说你们安定下来在那边，你们要栽种你们的葡萄园等等哈。而且你们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你们也要为你们所居住的地方为他们祈求平安。神要他们为他们的这个城市祈求平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要他们知道这个是。 将要发生的事情，而且无论他们是在耶路撒冷或者是在巴比伦，他们能够继续的兴盛，因为他们有神的同在。所以你看，神多么爱他的子民啊！无论是发生什么事情，他有一定的话语、一定的带领、一定的智慧。阿门，阿门。就是因为他发了这个预言啊，耶利米发了这个预言，七十年我们会被掳哈。后来六十八年过后，另外一个先知啊，但以理，但以理在读那个预言的时候，哎呀！ 读到这一段，但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了，你知道吗？习惯在巴比伦居住啊！诶，六十八年之后，他看到那个预言，哎呀，七十年呢，洗干搞料了，时辰到了嘞， 多两年啊，我们就应该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进展呢。 <laughs> 神啊神啊，他就快快的紧实祷告，但以理紧实祷告寻求神。他寻求神的时候，神就告诉他下一段要发生什么事情，而且以色列当如何行？哇，多么美好啊！这告诉我们啊，在每一个时代啊，神都有他一定的话语，告诉他的孩子们当如何行。 阿门！就好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现在世界的这个局势啊，很糟的。现在这个局势，可是在这个局势当中哦，在这个乱世当中，神有他的话语在安慰着我们，告诉我们我们当如何行。而且神要我们兴盛在其中，阿门！我们能够兴盛在其中，就好像耶利米，耶利米那个时候啊，当他告诉他们说我们会被掳七十年，就在耶利米的二十九章，告诉他们我他们会被抓到巴比伦去那边啊。 可是啊，耶利米就发了这个预言，告诉他们说：，什么？神告诉他们，就是这个是指他们在巴比伦呢，被抓到那边呢。神告诉他们说：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怎么样？幕后有指望。 我们的幕后是有指望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神说他对着我们怀着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。阿门！告诉旁边的朋友平安。 平安啊，因为是神是赐平安的啊，他赐平安，他不是降灾祸的哈，不是要在我们生命里面降灾祸，而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无论我们处于什么处境，神说他能够赐平安，他能够叫我们有指望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活在乱世当中，我们能够有指望的，因为神他爱我们。 我们的这个安慰和平安和信心，不是在于我们自己聪明有什么聪明伶俐啊，有什么小聪明啊，有什么智慧，我们自己人有什么文凭，什么什么知识的，我们有什么罗邦啊，什么，我们靠的不是这个哈，我们靠的是神给予我们的智慧，而且神他在引领着我们，只要有神，什么都不怕，对吧？你们同意吗？ 阿门。所以上一堂我在讲到的时候，我分享到这个经节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此时此刻啊，必须与神走在一起啊，有真实的这个关系。当我们与神有这个真实的关系，神亲自来带领我们，给予我们这个能力、这份智慧，能够兴盛在我们的世界里面。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，我讲到这个经节，关于《生命记》啊，《生命记》的八章十八节说。 神说：“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。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所以今天我要大家来注意到这个字，他给你啊。这个得祸财，首先我先来看这个字，他给你啊。这个得祸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而这个给在原文里面是继续给的意思，不是他曾经给。” 他的词汇是他一直的在给你，一直的在供应的意思哈。这个是 is giving，不是 has given，就是说他现在正在给着你，正在给着你，意味着什么？代表什么？代表说你我与他要有一个真实的关系。 一个 ongoing relationship，一个真实的继续性的一个关系。当你与神走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继续给你这个能力，继续给你这个智慧，他继续的是继续性的给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与他同行，他就祝福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他牵着我们的手走。我们不是按着一个遗传下来的恩高来行事，我们是与他走在一起，有一个真实的关系。阿门。 神说：“当你与他走在一起，他继续的给你这个得货财的力量。得货财的力量，上一次我解释过一次，我再解释一下。这个‘得’的意思是创造的意思，在希伯来文是 ‘also’，‘also’ 是创造。我们能够创造货财耶！我们不只是去得，我们能够创造。我们很有创意的。我相信在这，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刻呢，基督徒会充满创意，充满创意。神会给予我们智慧，我们知道，我们能够有新的发明。” 我们也能够有新的意识和点子，怎么做生意，怎么经商，怎么把我们的工作事业做得更优越、更卓越、更好？神会给予我们创意，叫我们能够创造获财。所以，这个创造获财的力量呢，是他继续给的。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与他同行的时候，他继续赐福于我们，赐能力给我们，给予我们智慧，给予我们聪明，给我们这属天的智慧和聪明。阿门。 这个是一个关系来的，所以在我们面对着这个乱世哈，我们今天要切切要记得这一点，就是我们要与他同行，我们要与他有这个真实的关系。我要鼓励大家每天都有祷告，你每天都有没有祷告？有没有祷告？ 啊，每天要有祷告，每天要有灵修，每天要跟他说诉说你心里面的话语。天父啊，我今天所要做的工作是这个，是这个。你要给我智慧啊！你要祷告，阿门。每当我们祷告寻求他，他会叫我们得着我们所祷告的，而且叫我们的喜乐怎么样？我们。 喜乐得到满足啊！喜乐的满足，我们与他同行的时候，他会一直的引领着我们。所以另外一个境界也是一样的意思啊，在罗马书的十章十七节说，可见呢，信道是从怎么样来的？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所以这个讲了两次啊，这个信道来自听道和听道哈。 听到又听到，而且在词汇当中也是一直的在听啊。这个是希腊文里面，你听了再听，hearing and hearing 啊，你一直在听，一直在听。就是说，你继续的与神有关系的，而且你一直在被他带领。所以神呢，要亲自带领你了，而且每天来带领你，而且每天他要给你指示，说你前面的路当如何行，因为他爱你，而且他在你身上要行出他美好的旨意和计划。阿门。 阿妹，我们是听到，一直的在听，不是一百年前听过的， <laughs> 二十年前，我十八年前，我们看那武侠小说都是十八年前，我十八年前神告诉我，十八年前的过去了啦，神今天要给予你今天的灵粮，好不好？阿妹，今天神要带领你，给你知道说，今天你要怎么样走？ 所以说，活在这个世代呢，真的，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一点就是，我们需要与圣灵有这个真实的关系。我们要与圣灵有这个真实的关系，我们不能够只是守一套宗教生活方式这样一种宗教的纪律啊。我们确实要认识这个又又活的真神，因为圣灵他本身要来跟我们建交。 他本身要来与我们建立这个关系，而且他本身要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感觉得到他的带领，怎么样听到他的声音，感觉得到他的带领。阿门。如果没有他的带领的话，我们是迷失的羔羊，都是迷失的。 都是迷失的。很多时候在临近的一个国家， <laughs> 在那边运作的时候，我倒跑了几次了。刚刚三个星期我在数算呢，哎，跑了几次了？我算算算不清了。现在 <laughs> 至少现在能够记得六七次吧。就是每时候出事的时候啊，是在一个我们不能够讲到的地方讲到了。你明白了哈？每当出事之前，神都保守哎，神都都感动我们的心说走，或者现在离开。呃，快要发生事情了，我们就。 怕 <laughs> 发生很多很多事情啊。可是每一次神都眷顾了我们，神都保守了我们，而且使我们走在前面的那一步哈。所以我要做这个见证是说，如果没有听到神的声音，我们早就遭殃了。所以一样的，在我们生命里面呢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灵的话，早就遭殃了。甚至有些人已经遭殃了，我也曾经遭殃过，曾经做生意啊，没有听到神的警戒啊。 乱乱闯啊，乱乱弄哈，然后亏钱呐，被人骗呐，什么吃了一些苦头哈，是不应当吃的苦头。应当吃的苦头不要紧了，有时候要学习啊，要受伤哈，要骑脚车要跌倒哈。不过有一些跌倒是不必要的嘞，不必要的。神其实在教导我们，教导我们每一步要带领我们。所以真的，今天我要警戒大家的哈，要教导就是说，活在这个乱世当中。 我要提醒大家，我们更需要与圣灵有真实的关系。你能够与圣灵有真实的关系，告诉旁边的朋友，你能够与圣灵有真实的关系，能够的啊，阿门。因为没有他的带领，教会是迷失的；没有他的带领，我们的生命是迷失的。而身为教会的牧师，我的第一责任就是祷告。根据此图形转。 第一就是祷告，第二就是讲道，第二就是能够来要寻求神。第一就是为羊群祷告，第二就是寻求神怎么走在他的话语里面，而且寻求神来知道说神你要告诉羊群的事情是什么事情，你要怎么样来引领我们，这个是身为一个牧者的一这个责任。而且我们迫切的寻求神，要来知道说神你现在要怎么带领我们，怎么走，这下一步该怎么走，这个是。 我迫切祷告的，每天都在祷告的事情。那神他要来引领我们。这几年来，他一直在感动我们的心，也每一步伐在带领着我们。我深信说，这个经节里面，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经节提到这个末世的一个动荡啊，这个这个末代的这个震动已经开始了。许多许多预言已经应验在我们的眼前，特别是在以色列。 而且我们看见说，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事情，其实圣经几千年前已经告诉了我们将要发生的事情。现在在这个动荡当中呢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？紧接着说了，总结一下上几个星期已起的道是什么？动荡已经开始了，这个世界的这个震动已经开始。这个震动是怎么引起的呢？魔鬼在摆布世界的这个系统。 这个政治系统、金融系统，使这个系统其实它的摆布呢，现在在属灵界里面积极的在交战，你知道吗？它的摆布呢，魔鬼的摆布是要使这个整个经济系统、世界的经济系统、金融系统、政治系统能够归于一个统一的系统，因为进入到一个统一的系统，敌基督，圣经说有一个敌基督的将会站起来来做那个独裁者啊。 要要掌控啊！所以我们现在正看着它在演变、演变、继续的演变。这个系统呢，圣经把它叫做“奥秘的巴比伦”。这个是在启示录十七章，如果你去读，你会读到这个关于这个“奥秘的巴比伦”，就是指这个末代的这个统一系统。这个巴比伦系统是什么呢？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政治、金融、宗教的系统。 一个统一的宗教，这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种种的教导啊，什么啊这些理论呢，就是一切的宗教都是一样的了，都是一就一个一了。其实是他用宗教来控制啊，一个宗教，一个政治系统，一个金融系统，这个大乱的结果了。魔鬼要带出来的果效，这个结果就是动荡到啊，全世界都赞同说，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系统。 这个下去不行，不行，因为整个金融系统会崩溃。其实这崩溃是要驱使我们大家进入到一个统一的系统里面。我们都认同说，哎呀，我们需要统一，而且这个就一个掌管就可以了，不是每一个这这么多国家这么多不一样的掌权者。 所以这个我们正走向这个时代啊，统一的系统里面，圣经已经在两千年以前、三千年以前已经预言了，两千年以前预言的这个统一的系统，今天我们看见了，已经在演变当中，已经进入末期了了，要要实现了。所以世界的政治家都在号称一个什么新世界规律 （New World Order） 新世界规律。 我们必须进入一个新世界规律，一个统一的这系统，一个统一的规律。我们正走向这个这个时代。可是，圣经也说，在这个动荡当中，神在工作，而且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。在魔鬼的运作和摆布当中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能够在其中行他奇妙的工作，达成他神圣的旨意。你相信吗？ 阿门！神在这事情里面，他在重组他的家，他也在重组你我的生命，让你我的生命建立在他的话语里面，有神圣的这个基石。神也在做他的工作，神使用魔鬼的这个运作来击败他，就好像耶稣的被钉十字架。哎，这是魔鬼的工作，魔鬼以为把这个你，撒呀，这个他们所相信的这个救主。 把他给打死，把他给钉死在石架，那不就得了呗？啊，这个就是他的计划啊，不就得了嘛？把他给杀了，那不就没有救主了吗？其实，当他把这个铁钉钉在他的手上啊，其实他为他的棺材打上那个钉子嘞，就因为耶稣被钉石架，然后他死了，他的埋葬，他的复活，完全击败魔鬼，明白吗？所以魔鬼以为他得逞了，哇，他以为他已经胜利了，其实。 他在给自己的棺材打钉子，一样的，在这个动荡当中，魔鬼在运作，他在运作，在摆布，要他要使到整个世界进入到他的这个统治里面，一个系统他才能够统治，一个金融系统他才能够掌权。他以为他现在得逞，他以为他胜利，他以为他很成功。其实神的话也说，神借着这个做奇妙的事。 神在达成他的神圣的旨意，在动荡当中，我们达到什么旨意呢？就是在你我的生命里面，他让你我如果体会到这个动荡，我们能够把生命建造在这个基石，建造在他的话语里面，教会被他重组，他的家被他重组，我们的生命被他重组。在这个动荡当中，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信对，什么信错，什么是建立在正确的思想上，什么是建立在错误的思想。 什么是建立在启示里面？什么只是靠着知识而行？其实不是来自神。我们在这个动荡里面也学习不少的功课，就好像我们的生意，如果今天在摇动着，那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说：“为什么我的也会摇动啊？”因为圣经说：“一人永不挪移。”所以他这个动荡不是指着一人动荡的，这个是指着世界，指着那些被挪掉的、应当挪掉的会被挪掉啊。 所以现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是带着受教的心，说：“那主啊，你要来带领我，来教导我怎么计划我的事业，怎么下一步该怎么走？我的资源是来自哪里？我的供应来自哪里？”神一步一步的来带领，一步一步的来带领。所以说，在这个乱世当中，神在工作着，所以我们不要怕，我们也不用惧怕啊！告诉旁边的弟兄姐妹，不要怕，我们是不用怕的，因为我们有神的带领和眷顾，我们不用怕。 如果我们要带着受教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说：“你要给我们看见接下来发生的什么事情，给予我们这个心理准备。”神一定给我们心理准备的。而且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必须学习走在圣灵的带领里面。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情有没有思想过？我是否是走在圣灵的带领里面，或者是走在我自己的聪明里面？往往我们走在自己的聪明里面，可是在乱世当中。 我们会做出很多很愚昧的事情，做出很不好的投资呃 <laughs> 决定。刚刚昨天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感觉到神在心里面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在这个时代，很多人会走在惧怕里面，而且会被惧怕驱动。他们不是被我带领，是被惧怕驱动的。所以我要分享这一句话：你不要被惧怕驱动。很多人是被惧怕驱动，尤要是新加坡人，特别是新加坡人啊。 我老讲惊死惊死不？我啷是好惊来推围嘞？我们是被惧怕来推的嘞。就好像现在啊，买房子啊，买房子，很多人拼命的买嘞。现在为什么惊输？怕什么？怕失去这个良机，也是最惧怕推动的嘞。如果你要看经济系统有什么改变，基本上的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？没有解决。有什么法子？没有什么法子。可是乌狼贵龙重贵穷啊。 就好像那些羊群这样，一个跑，出去不跑。我们是被惧怕驱动的嘞，被惧怕驱动的，怕输，怕 <laughs> 怕死，怕输，都是怕了。所以我是被怕字来推动的。所以我要提醒大家，在这个乱世当中，不能够被怕推动的。神今天要警戒我们，你不能够被惧怕推动的，你必须认识圣灵，被他的平安带领的，明白吗？ 啊，惧怕是从后面退的，平安是从前面引领的。圣经说他是以平安来带领我们，带领是从前面的，从前面从后面退的。诶，这个是一个属灵原则嘞。我们来认识圣灵哦，圣灵会用他的平安来引领我们呢，从前面引领的，就是好比说你在这个工作里面做得好好的哈，诶，忽然间圣灵感动你的心说，我要你走入另外一个岗位里面，他是从前面。 平安带领的，不是从后面惧怕推动的。我怕，我怕，我怕，因为那个怕，你去做出决定。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哈，我敢这样说，很多人会倾家，因为呢，他们是被怕推动的，他们的投资也是被怕推动的。我们不怕，我们不是让怕推动。阿门，阿门。我们有圣灵的平安带领在前面。 所以我重复这一句话，而且我会重复很多次。今天我们需要认识圣灵的，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来学习圣灵的带领是怎么样的，圣灵他的运作是怎么样的，我是怎么样来接触他的，我是怎么样对他敞开，而且让带领的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的这个十六章，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啊，一节这里讲到法利赛人哈，法利赛人是他们宗教界的文士啊，这些顶呱呱的了哈。 宗教界的顶层的人呢，他们所守的是宗教，可是他们不认识神的，所以当神出现在他们的面前，他出来了。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一节说，法利赛人和呃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，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，所以这代表他们的心是错的，他们是带着刚硬的心。 来挑他有什么问题？是来挑问题的，不是来听的，不是来领受的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耶稣回答说：“晚上天发红，你们就说‘哎，天必要晴’；早晨天发红，一又发黑，你们就说‘今日必有风雨’。你们知道分别天上的气色，倒不能分别这时候的神迹。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。” 求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。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责备了他们：“你们这些人哦，晚上天发红，你们就说天必要晴；早晨天发红又发黑，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。什么意思呢？你们只是有这种自然的分辨，可是你们没有什么属灵的分辨。你们这些是靠血气活的人。” 靠自己的逻辑知识而走的人，你这种人，你不能够分辨属灵的事情。耶稣在责备他们啊！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，这个是自然的事情；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生气，这个是超然的事情、属灵的事情。他们没有这个知觉，充满这个知识，可是没有启示的这样的人，耶稣说是什么？邪恶淫乱的时代。” 所以我们不要做那邪恶淫乱的，走在血气里面的人，靠知识活的。而且因为这些人，因为他们靠知识活，他们拒绝属灵的东西的，很拒绝属灵的事情，甚至是他们是很虔诚的人。可是神走在他们前面，他们唯灵我跨为出，什么都看不出来，是神走在他们面前的。所以当我们呢走在知识里面，我们成为骄傲的了，成为骄傲的，拒绝启示，拒绝神的运作。 而且神的话语不符合他们的逻辑，他们就拒绝了。这样啊，很危险的了。如果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啊，我们是这样的人呢，我们感觉不到神的带领的，甚至我我们会抵挡神的工作，我们会拒绝神的话语，拒绝神的带领，抵挡神的工作。而且在这个时代，会有基督徒抵挡神的工作的，废话连篇也，他们靠知识而走。 所以今天我要教导一个属灵原则啊，我们怎么样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，能够来带领我们呢？因为一般神的话语啊，刚临到的时候啊，它不符合我们的逻辑嘞，可是它能够感动我们的心呢。它是先感动我们的心，然后我们在理解里面才能够明白起来呢。如果我们是按着理解来认识神的话，我们不会认识神的；如果我们是按着理解来接纳神呢，我们永远不会接纳他的。 更危险的就是，如果我们人是按着我们的理解来接受神啊，我们会给自己塑造自己的神呢。也就是说，不是神按着他的形象塑造我们呢，是我们按着自己的形象塑造我们要的神呢。因为这个神能够符合我的逻辑，能够符合我的理智、我的聪明，我们塑造一个能够符合我们的、跟我们一模一样的神，这样的神干嘛？ <laughs> 不过很很危险的就是，当我们人以逻辑啊，要来断定我们是否接受不接受神，我们永远不能够来认识到他的，因为神的话语往往临到的时候啊，诶，我们思想里面还没有琢磨到，可是心里面能够感动得到嘞，能够感觉得到神的这个感动，所以我们来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必须知道，我们是先用心来领受嘞，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话语是不是按照神的话语一， 二有没有圣灵的触摸存在？我们感觉得到的，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。哎，活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。呢。很多事情会发生，我们要里面有这个辨别，圣灵是怎么说的？哎，这个听起来不符合逻辑，或者甚至符合逻辑，可是我圣灵怎么说？我心里面有这个感觉吗？有感觉的。如果一个人不是按着神的话语来做的，一里面有一个警戒嘞。哎呀呀，我对比，我对比。 里面有一个没平安，有时候谁话语可以说的很逻辑，很逻辑，可是心里面觉得没有平安呢？咦，这个不出发于爱，这句话也不是神的灵而来的，没有带着那种耶稣的感觉，耶稣的温柔，耶稣的爱，也没有那个神圣的那个气氛了。我们知道的，因为天国的气氛不一样，天国的气氛是公益、是喜乐的，是公益、是平安、是喜乐。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天国公益、平安和喜乐。 哎，带着这样的话语领导，可能他还没符合我的逻辑，可是我心里面感觉得到圣灵的感动。这些法利赛人，他们没有这个感动，所以他们不愿意接束的话语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圣经也教导我们一个原则哦，就是你如何接待一个人，你如何接待一个人，断定你从那个人的身上得到怎么样的福分。 我们来看这个经节，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的十章，马太福音的十章四十一节说：“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。”好比说，不用说先知了，说黄传道了，你认识黄传道，是按着他的职分，神在他身上的呼召，按着他来接待他，你会领受到他在这个职分上所带来的福分，你明白吗？ 不过你看到他，这个是你好凶。是米病啊！你看到他，你你一定论断了，这个什么人才？不是啦，这个是豺狼啦，不是人才哦！你拒绝他，你就拒绝了他的身上所带着的福分，你明白吗？圣经教导我们这个原则：你怎么接待一个人，断定你从这个人身上能够领会到的福分是什么，明白吗？啊！因为他们看见米赛亚。 法利赛人看见米赛亚救主嘞，兄弟嘎的嘞，上帝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他们不接纳他为米赛亚，他们完全失去从米赛亚身上能够得着的救赎和福分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要有神的眼睛来看人呢，不是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人，神要我们有神的眼睛来看人，每一个人身上我们能够学习到东西的。 不是说叫我们拱呆呆哈，什么人都相信啊！哇，你是弥赛亚，啊，我就来拜你喽！哦，因为圣经说幕后的时候啊，会有很多人说我是弥赛亚，我是救主，我是神，会有很多，所以我们要有分辨。当我们分辨在心里面分辨，诶，这个符合神的话语，这件事情他所说的，而且我有圣灵的感动在里面，我要按着这个圣灵的感动来接纳这位弟兄姐妹。 而且来领受他身上的福分，神要接着他是给我的福分，我就领受到了。阿门，这个很重要。就好像啊啊，牧师，身为牧师，如果你不把我断定我是牧师的话，哼，你这里好想我不师干，这样你领受不到的，你领受不到的。你可以听一百堂道，你领受不到，因为你的心已经刚硬了。就好像那些法利赛然后来到耶稣面前，只是来挑东西而已，他不是来学习的，那你不会领受到的。 那如果你你做不到呢？每次批判批判，有人这样批判的，在网上我们把这些道啊，免费的白白放在网上让人家下载，很多人听了，感谢主了。大多数的人是感恩的啦，不过也有一些人是批判的，一直来是在批判的，而且讲很不好听的话语的，那恭敬恭呆待啦，是没啦，很多啦，有这种东西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我们的自尊不是建立在人的这种批判啊。 不过有人批判呢，批判批判，那就写 email 啊什么啦，批判这个笨啊，那个愚蠢啊，这个不符合啊什么什么，这些人呢，我说你不要听咯，金刚丹啊，不要听，去别的地方，去找一个你能够尊敬的牧师，你能够信任的讲道人啊，去服侍那个人，去服侍神，与那个人同行，去那边受益。 不要听我们家里的话语，这这是不能出来的代志。然后你们是出来人，你去听我靠诶，你听别人，说给你听。因为因为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我们真的需要神的带领的嘞。而且神的带领不只是他直接带领，他接着这个社群来带领，他接着这个神家的保护、牧者的参顾哈，他接着种种的运作，神家教会的运作来。 保守一个人，带领一个人。所以，如果你在一个你不能够相信的牧者听到啊，你不能够在那边呢。为了你好啊，我要说，你要去找一个你能够信任的，而且你能够彼此的顺服的一个环境。信任那边的牧者，神在说什么话语啊？你在听什么话语？什么确认啊？找一个健全的，对于你是健全的啦，一个地方啊，去那边服侍。 这个是需要的，因为在这个乱世当中啊，你没有这样的遮遮盖啊，很危险的，很危险的。而且我敢说，这么一个牧者，我迫切的祷告说：神，你要怎么带领我们？我会按照我心里面的感动来讲的。喜欢听就听，不喜欢听麦听，不要听。不过我会继续讲，我知道神放在我心里面讲的话语。果你要批判批判，去别的地方批判，你对着镜子批判也可以啊。 不过我知道我的动机，我心里面的动机，我带着爱，带着真实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然后我要讲心里面要讲的话语。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会有这种种种的这个邪灵的运作，在世界上，甚至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要走在爱里面，走在团结里面，然后神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神圣的计划当中。 很多很多杂声的，在这个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在这个时候会有很多很多杂声，因为很多声音会告诉我们来去信他，我是米赛亚，我是救主，所以我要大家有这个分别的这个这个能力啊，跟圣灵走在一起，而且能够分辨圣灵的感动。所以有一时候，耶稣说这句话语了，我们来看这个文脉是怎么样讲的哦。耶稣说我的话语是这样的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。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意义的啊！血气产生出来的，对我们是无意义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耶稣的话语说，他讲话的时候啊，他的话语会跟你的灵有沟通，你会感觉得到有生命力，有灵，有生命，有灵，有生命，有灵，有生命，感觉得到的。所以耶稣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语呢？ 就是圣灵是接着他的话语临到我们的生命力，神的生命力是借着他的话语，哎呀，临到而且开启我们，使我们心里面感觉到有一种境界被警戒，或者是被安慰。神是借着他的话语来做他奇妙的工作，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所以，我们是一个，如果我们是一个不能够接受奥秘的人，我们也不能够接受启示，你知道吗？ 因为神很多奥秘要现在要揭开了，在这个时代，他要揭开。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奥秘，我们不能够接受启示，神要跟我们说的话语，就好像哦，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不符合我们逻辑的事情，那我们不能够领受神超然的平安。是啊，圣经是这样说的。我们来看这个经节，这个是菲利比书四章的七节啊，神所赐出人意外。 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什么心怀意念？神说他的平安呢是出人意外的嘞，出人意外就是超越人的意志力的，超越人的逻辑的这样的平安呢，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呢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拒绝凡超乎你的逻辑的事情的人呢，你也不能够接受神呐。 出人意外的平安，阿门。因为神所做的工作很多很多都是出人意外的，我们的逻辑不能够去掌握的事情，有些神迹其实掌握不到。为什么神要这样做？我不明白嘞。有一次我在聚会当中啊，哎呀，看到有神迹发生，有一个。 姊妹站在我旁边的这姊妹，哎，神给他镶上那个金牙，你们认识他哈，在我们当中的金牙嘞，在敬拜当中，神给他镶了十一颗金牙，在后面的十一颗金牙，这样的神迹啊！可是，在同样那个聚会里面哦，有一个弟兄在弹琴的哦，他是瞎的嘞，他是瞎的，聚会过后他还是瞎的，我不理解嘞，神你怎么给他镶上金牙？ 为什么你倒不如医好那个弟兄的瞎眼？这不符合我的逻辑，不符合。可是无论你做什么事情，我都接纳。哈利路亚！总有一天我会明白吧？回到天堂的时候啊，会明白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另外一个姊妹，诶，忽然间超然的减肥，哎呦，她的口也丢掉了。在聚会的时候，因为她她忽然间减肥，她的裤 <laughs> 变得很松了。 已经另外一个人呐，那病着病入膏肓啊，哎还没有好嘞。我不会明白嘞，我不会明白嘞。金嘴心作为代志，我能不会明白嘞？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怀意念是怎么样的。那个人是信神不信神，是不是一个信一个不信？我我不知道哎。不过我只知道神所做的都是好的神所做的都是好的，只要是神做的我都接纳。 所以说，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出人意外的，那我也拒绝了神那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所以今天神要教导我们呢，成为属灵的人，不要一个血气的人，成为一个属灵的人，一个认识圣灵的，而且对圣灵是怎么说呢？是敏感的，是很受教的心的，来到圣灵面前说：“你你教导我，我不知道当当如何行。”我们要像小孩那样，不是幼稚哦。 不是幼稚，我不是叫我们幼稚，不过像小孩那样对神敞开，天赋你来引领。我不知道下面的路当如何行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走。不过我感谢你，你爱我，而且你要带领我，我也愿意让你带领。而且你要赐我这个足够我用的恩典，接受你在我生命里面的感动和带领。我们要愿意来接受神的感动和带领。阿门。 阿门。因为神确实啊，在这个时候啊，要带着我们走我们没走过的路哎。因为这个他是跟以色列民说的，以色列民的的经历啊，以色列民的经历，在埃及的经历。圣经说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节告诉我们的，他们的经历是为了我们这末世的人警戒我们呢。 他们的经历是要警戒我们，所以，我们按照以色列民在以埃及地的经历啊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功课的。而且，其中一个功课是神告诉他们呢，当神把他们挪出来的时候，神告诉他们：“我要带你走的路啊，你没走过的，你没走过的。”也就是说，现在啊，我们世界进入到这个阶段啊，人类没有经历过的嘞，很多事情没有经历过，所以我们的确需要神来引领我们。所以说。 我们对他必须是敞开的。很多时候，神教导我们，我们的思想啊，理解不了嘞。为灵被嘞，先讲了为，但是我们那是先用我们那心来来去感动哦。我们是让他来感动我们的心呢，然后思想才得到知觉了，得到那个理解了。往往是先感神的话语啊，首先是先感动心的嘞，然后我们的思想后来才明白的。 是先感动心。我来，我们来看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这个一个例子，在新约里面，耶稣讲到，而且耶稣讲说你要吃我的肉，要喝我的血的。哎呦，加西郎啊，很恶心嘞！你在讲什么话？特别是犹太人啊，伟大汉呢，犹太人是最反感的，什么吃肉喝血的哈。 耶稣说：“你要吃我的肉和我的血。”我们来看这个境界，所以他们因为不符合他们的逻辑哦，他们拒绝了，走掉上千的人呢。我们来看哈，这个境界，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。耶稣说：“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吃的粮，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因此。” <laughs> 他这个话哦，犹太人不能够接受的。什么假狼罢了！你是搞什么？他们以为是这个，真的叫他们跟他给他咬一口。啊！所以当他们不认识拒绝的时候，是怎么反应的？争执。接下来五十二节，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、冤给嘎罗吵架。 闹口角啊，开始争执了，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。然后他说：“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卖在给我们假人吧。”其实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了哈，因为如果从心里面来认识这个真理，我们才知道原来啊，耶稣是说我们要接受他，要接受他，就好像今天我告诉你，你必须接受耶稣了，而且这是礼物来的，他不像你讨任何讨钱啊啊。 他要你来接受他，愿意接受他，他们不愿意，所以这些人呢，这一班人是他刚刚喂饱的哈，他喂饱你读上一段呢，他五个饼两条鱼喂饱超过五千个人呢，根据犹太人的记载，他们只是算男人而已嘞，男人五千个人，你说在教会啊，如果男人有五千个人，扎不我贵耶，女人有几个？至少一万个人呢，对不？ 差不多一比二嘞，你座位看一下就知道了， <laughs> 差不多了哈。还够金娜嘞？还有孩子呢？如果一个男人有两个女人，两个女人你说有几个孩子？至少四个嘞。当时候的文化五六个嘞，所以一刀是跪满的狼啊，至少一万多个人呢。我我要大家知道这一点哈，一万多个人哦，你要记得一万多个人。可是当耶稣讲这些话语的时候啊，已经筛选，已经开始了了。 很多人拒绝嘞，很多人争论，然后接下来拒绝到剩下的野狼。如果我们是那种血气的人啊，我们会拒绝神的话语的啦，因为它不符合逻辑了。所以接下来五十六节，其实人已经开始走了。耶稣继续说了， <laughs> 五十六节吃我肉。 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哎呦，good job，给跪拜，给跪拜，给里理亏了，多几百个、几百个、几百个、几千个哈。他再说下去，真的是没有观众了嘞。因为接下来连他说到这里，哦，连他自己的门徒啊，也说这样的话语，我怎么听？ <laughs> 他这点门徒都接受不了，就是因为他的门徒接受不了。 所以耶稣才会跟他说这些话语。我们来看啊，后来六十一节，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，连门徒也在议论呢。现在就对他们说：“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”因为门徒们都说听不懂，很难接受了。而且六十二节说：“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。” 怎么样呢？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意义的。所以耶稣是因为这个事情才说这句话，在六十三节说：“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义的。”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耶稣教导他们呢，我的话语你感觉得到的，有灵，有生命力，不是按着逻辑的，因按着逻辑已经走掉一万多个人了嘞。 他跟他的门徒，为他的门徒也接受不了。他说：“你要靠你的心来感受到我的话语有灵，有生命。”所以接下来啊，他的门徒才说什么？我们来看六十六节，其他的都走掉了。从此，他们途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了。他们大多数的人已经拒绝了，也就是说，他的人群啊。 后来我们会看，他只是十二个，他跟他十二个在说话，一万多个人啊，曾经被他喂饱的人，因为他的话语啊，拒绝他，剩下十二个人了。 <laughs> 他是怎么建立教会的？ <laughs> 这个人，十二个人，他耶稣不慌张嘞，不慌张，因为耶稣要建立的，他知道他需要怎么样的人来一起建立这个永恒的国度。 永恒的国度，而且他成功了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六十七节，你看剩下十二耶，这宝贵耶，存十二耶啊！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：“你们也要去吗？”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” 在原文里面说：“你有那充满生命的话语，我们跟从谁呢？”也就是说，他是说什么呢？意思是说：“我知道你讲的很难接受，人都跑光了，可是我感觉得到你的话有生命，你有你有那有生命的话语，我要去找谁呢？”彼得做错过很多事情啊，至少这件事情他没做错嘞，他感觉得到他的话语的生命力。 他说：“你有那生命的道，这带着生命的这个道，我能够去跟从谁呢？”所以说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哦，真的这些话语啊，耶稣所说的话语，他在约翰他也说过这句话：“我所讲的都是父告诉我的。”第二，我们也看见说，他说他的话语有灵、有生命。第三，这也是那些众人拒绝的话语，超多数的人。 拒绝的话语，觉得是被拗的话语，荒唐的话语，而且拒绝了也离开了。现在我们却看见有些门徒继续的愿意接受，为什么呢？这告诉我们哈，神的话语哦，是带着灵、带着生命的呢。如果我们不是以心来接受啊，我们体会不到他话语应当带来的灵和生命，明白吗？ 我们如果不是用心来领受，我们是用脑子来挑它，来拒绝它的哈。我们领受不到这一样的话语嘞。这些话语呢，给予众人呢是被拗的话语嘞，是不能够接受，这是荒唐的。不过给予那些属灵的人哦，愿意从灵里心里面来领受的，他们得着救赎，得着圣灵，得着生命嘞。阿门。所以。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真理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走在这世上哦，特别是在这个乱世当中哦，我们的心里面必须是宁静的，外面可能很多嘈杂声，可是心里面要来愿意让神来感动呢，不然呢我们会走错了每一步伐啊，如果不是按着心里面的这个平安呢来领受神的话语的哈。 很多神所说的话语，现在啊是不符合逻辑的嘞，就好像现在啊，世人最怕失去他们的工作的时候，这个也是神告诉我们你要撒种的时候，是的，这个是撒种的时候。 而且我讲过这样的道，刚刚最近，我觉得这个是杂种的时候，这个我是也是我最积极杂种的时候，因为神感动我的心说，这个是杂种的时候，因为在这个乱世当中，在这个动荡当中，我会叫你继续的丰收，继续的丰收，你的收入不会上上起起落落的，我会使你的丰收是好像那黎明的光，所以我这一次在。 中国讲的道也是撒种的时刻，我在欧洲讲的道也是这个是撒种的时刻，因为这个是神告诉我们，这个是撒种的时刻。所以这个跟世界的这个动向哈，好像是相反的嘞。世界就越怕，他就越哇，个堆，个积，个坡啊。世界是这样的，越怕就越爆，越神是你一看到有前面的需要，你越要撒，你越有撒种，你才能够有收割。神的话语哦。 跟人的逻辑 <laughs> 相反嘛。不过，当我们愿意啊，以心来领受哦，我们是蒙福的，蒙福的。阿门。说我是蒙福的，因为你确实是蒙福的，你确实是蒙福的，有了耶稣啊，确实是蒙福的。而且，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代啊，神要我们真的很蒙福。 蒙超然的蒙福，使到世人看见我们的生命。哎呀，那就是无感慨呢。台湾人讲无感慨，新加坡人讲你无受想呢，不一样嘞，不一样嘞。你的生命不一样，为什么？我挣扎，你在蒙福哎，你碰什么什么都是顺利的，这是神给予我们的福分。 <laughs> 阿门，阿门。所以你要宣告，你不但要相信，你要宣告，我是蒙福的。 我是蒙福的啊！记得哦，宣告的话语，我讲了两三堂啊。最近啊，我们的话语有创造力的。我们在在这个时候，更要宣告神的福分。我是蒙福的，我是蒙福的。我手上的工作都是神所祝福的。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因为神他爱我们，爱我们，而且这个时候啊。我再回来总结啊，我们需要认识神。 我们需要认识圣灵，我们需要跟圣灵有真实的关系，而且我们来到他面前，必须带着有受教的心，来到他面前说：“你要来教我，你要来牵我的手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让神来牵你的手吗？因为神他不是向你拿东西，他是要赐你他的永生，他来到你的生命是要祝福你，他叫你知道你不用怕的。” 世界无论怎么的动荡，他要牵着你走，而且你跟着他同行，你会一直走在他的供应当中，一直走在他的美福当中。这个是圣经一百二十七节告诉我们的。我们会走在他的美福，享受他美好的福分，美好的福分，这是神所应许我们的。哎，我们大家站起来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我要你知道神他是真实的。 而且神他爱你，今天你来到我们当中，或者你在网上听得到，或是什么媒介的，我要你知道，如果你不认识神，他要你知道他认识你，而且他爱你，他要帮助你，他要引领你走在他的服务的道路上，他要你的生命彰显他的美好，他要医治你的身体，他要供应你的需要，他最要做的就是拯救你的灵魂。 他要你知道，你在这世上，你不是孤独的走在人生的道路的，他要牵引你。所以我不以这福音为耻。所以我要大家现在先闭目低头一下，因为我要为一些人祷告。如果你在我们当中，你听了这话语，你感觉得到，从心里面感觉得到有。 神的同在，神的平安在我们当中。神是他借着他的圣灵在感动你的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邀请你回来他的怀抱里面，他要爱你，他要拯救你，他确实要拯救你我。他不要我们被魔鬼欺压，也不要被这世界伤害，他要我们活出荣耀他的生命。所以，如果今天你在我们当中，你说高木是我。 我不认识这位耶稣，我也不知道说神他爱我。不过今天我愿意来体会他的爱，我愿意让他来拯救我，我愿意让他来带领我。你是否可以为我祷告？我要为你祷告，因为神说他不逼人的，他他不逼人，神不会指着枪对你的头指着枪说你要来相信，你要来接受。爱不是这样逼出来的，这样就违背了爱。 所以，神在十字架上张开他的手，就是邀请世人说：“你是否愿意来接受生命，接受神的帮助、医治、带领、供应、眷顾？神要在你身上做美好的事情。”如果你在我们当中，你说：“高牧师，我愿意啊，我愿意来认识神。”我要你快快举起你的右手，放下来。我要为你祷告，从这里为你祷告。我要你亲自、亲自从今天起感觉得到神的带领。 神的眷顾，神的供应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要大家闭目低头一下子。如果你在我们当中，你说我要认识耶稣，你为我祷告吧。我要你举起你的手，放下来，让我给你祷告。不要害臊，免拍谁，我们全都举过手的。谢谢，还有吗？谢谢，还有吗？不要不要害臊，神他不害臊。当他为你为你被定十架的时候，他他一不拍谁嘞？因为爱是没有没没有羞愧的，爱是没有羞耻的。 神是以爱来接待你，神是以爱来引领你，神现在也借以他的爱来邀请你，你是否愿意让我来带领你？你是否愿意让我来医治你、帮助你、拯救你？神的爱他不逼人，所以现在我要为你祷告哈。刚才举过手的不要害臊，我看这有几个举过手，你可以再举一次吗？对，还有吗？不要，不要害臊，我要祷告了，我又要带领你们一起来跟我祷告。 还有吗？不要害臊，还有吗？举起你的手，放下来。还有吗？才两位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好不好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经教导我们说，当我们从心里面相信了，而且口里口里愿意承认了耶稣为我们的救主，救赎就发生在我们的灵、我们的心里面。多么美好啊！人生最大的神迹就这样发生在我们里面。神把他的永生放在我们人里面，就因为我们愿意来接受。 所以我们是接着祷告来接受这这份永生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来闭目低头。来，我让我带领大家，我要你从心里面相信，口口里面愿意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神将垂听你的祷告，来拯救你的灵魂，来帮助、接受、祝福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今天我感谢你。 感谢你感动我的心，感谢你感动我的心，感谢你愿意拯拯救我，感谢你愿意拯救我，我愿意接受，我愿意接受，接受你的救赎，接受你的救赎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你为我的罪，你为我的罪被定十架，被定十架，你为我付出罪的代价，你为我付出罪的代价，我感谢你。 今天让你的宝血接近我，今天让你的宝血接近我，我也愿意接受你的永生，我也愿意接受你的永生，感谢你为我复活了，感谢你为我复活了，今天叫我做神的孩子，今天叫我做神的孩子，神的子民，神的子民，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拯救了我，拯救了我，拯救了我的灵魂，拯救了我的灵，魂。做我的阿巴天父，做我的阿巴天。 从今天起，从今天起，带领我，带领我，医治我，医治我，供应我，供应我，也拯救我全家人，也拯救我全家人，叫我全家来蒙福，叫我全家来蒙福，来认识你，来认识你，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我宣告，我宣告，你的喜乐是我人生的力量，你的喜乐是我人生的力量，谢谢爸爸，谢谢爸爸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。 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圣名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我们来感谢他。哈利路亚。